肖时钦这话说完，崔丽和陈叶辉不由自主地对望了一眼。这两人都不是傻瓜，一下子就发现了肖时钦这种安排的聪明之处，同时也发现了他们一直以来针对叶秋行事的弊端。他们总想把叶秋一棒子打死，就好像现在想在网游里争一争，立刻想到就是让叶秋他们一无所获。 其实有必要如此吗？听肖时钦这样一说，两人立即都意识到了，完全没有必要这么费劲儿的。两人神情的变化都落在肖时钦眼中，但他还是很客气的说了一句：“两位觉得我的建议怎么样？”“很好。”崔丽首先点了点头，跟着就对陈彦辉说：“陈会长，你这边配合一下吧。”“好的。” 陈叶辉这次也没有再提异议，之前和肖时钦的一番争论就这么无声无息的结果了。我会尽力的，肖时钦笑了笑，那我现在就去安排人手。陈业辉朝两人打了声招呼，先行告退了。崔礼则又在心底好一番感慨：肖时钦物超所值。一番鼓励夸奖后。 接下来要处理的当然是战队选手的心情问题。三趟十人团本，除了第一个团本偷袭成功，后两个居然都被星星抢在前面完成，而且成绩差距拉的还相当大，这让他们都很有挫败感。此时闷在训练室里，谁也没有说话。崔丽是和肖时钦一同赶来的。 还没见一帮选手，就先看到苏沐橙拿着个大鸭梨在训练室外咔嚓咔嚓的啃着。去刷副本记录，压根就没招呼苏沐橙。结果现在他却出现在这里，是存心看笑话来了吗？崔丽没怎么理会，点了个头就算招呼了。倒是他身后的肖时钦站下来和苏沐橙扯了几句：“干嘛呢？你在这儿？” 吃梨啊？干嘛在这吃梨？里面不让吃的呀。肖时钦无语，明知自己不是问这意思，却偏要做这种肤浅的回答，这是存心逗自己玩呢吧？对于苏沐橙的状况，肖时钦也基本向俱乐部了解过了，知道过了这赛季就肯定会离开，心想也是惋惜不已。 不过，嘉世方面也表态说，肯定会找到一位不比苏沐橙差的选手来补充他离开后的位置，这让肖时钦放下心来。毕竟他不是需要一个美女在这里养眼，而是需要一个强力的队友来共同努力。是苏沐橙还是另外什么人都没所谓。喂，你们这是忙啥呢？随后就轮到苏沐橙发问了。 一边啃着梨，一边朝训练室里探头探脑。刷副本呢，肖时钦说。这事儿没有通知苏沐橙，不知道他知不知晓。但如果他方才是有在荣耀里玩的，多半是可以看出来的。哦，那刷的怎么样啊？你明知故问的吧？ <laughs> 是啊。不和你说了。肖时钦完全无语了，进屋。 苏沐橙呢？梨还没吃完，依然倚在了门外。家事俱乐部的规矩，训练室里不许吃零食之类的。在叶秋离开之后，更是迅速开始禁言令。市里亲自到场的崔丽已经开始讲话，带来的却是来自俱乐部方面的加冕啊，大家打的很不错，崔丽的笑容看起来特别真心。 真心的让家世众人都迷糊了，这还不错，刷区区一个十人团队成绩连星星那样的队伍都比不过，这还叫不错？我们这样随便一出手，逼得星星那边只好出全力。现在他们已经不像之前那样来来回回自己刷自己记录赚奖励，很好。崔丽一脸的赞许，家世众选手则继续恍惚。 弄得崔丽心下也开始打鼓，自己这样大张旗鼓的表扬，是不是有些过了？可没办法，话都说到这份上，错也只能将错就错，硬着头皮继续夸了。接下来就没咱们什么事了，让星星自己和他们自己全力刷出来的记录去较劲吧。咱们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要把精力放在训练，放在比赛上。 这些事儿比起刷副本记录来说要重要一万倍。等下次什么时候了，大家再一起去刷它一刷，希望还可以像今天这样给星星制造大压力。面面相觑当中，崔丽结束了他的讲话，一看几乎没什么反响，也有点撑不住场面，匆匆一看时间后，啊，差不多到训练时间了吧？那我就不打搅大家了，先告辞了。 崔丽转身，给肖时钦又打了个眼色，自然是示意他接着安抚。而后出门，苏沐橙还在那里啃梨崔丽视若不见的就这样走过离开了。嗯，那大家就训练吧。肖时钦现在也是一头冷汗，这崔大经理真是豪迈呀。 上来不问缘由，不做铺垫，直接一百八十度的搬过来，就是一番狂夸，夸的大家连头绪都找不到了呀。但这摊子肖时钦还不得不接过，当即也是一脸轻松，乐呵呵的道：“ <laughs> 怎么样，意外吧？”所有人狂点头，真是太意外了。 <laughs> 我也是，本来我还说去申请一下，是不是多挪些时间专练一下副本？ 因为对于这些新副本，我觉得我们确实远不如星星他们熟悉。结果崔经理那边却对我们现在的成绩已经非常满意。大家知道为什么吗？有人摇头，有人沉默。因为从一开始这里就不需要有胜负，这里只需要我们来过留下一个成绩。因为我们的一个成绩就足够给星星制造牵制。至于胜负的事儿，只需要交到比赛场上。 只有比赛场上的胜负才是值得我们去在意的。肖时钦一边说话，一边也是留意着诸位队员的表情，随即就看到自己这一席话总算是起了作用。为什么没有刷过星星？肖时钦在话里点出了原因，而后的话那就是一副不是我们不做，而是根本不值得我们去做的态度。 这下，所有人终于从一开始崔丽狂夸时的茫然，转变成了现在一副释然的样子。原来是这样啊！有人说着。当然是这样。刷副本的游戏就到此为止了，大家准备训练吧。哦，众人应着，各自趴回电脑准备训练。这时，苏沐橙也啃完了他的大鸭梨，走了进来。可以呀。 你别捣乱啊！肖时钦刚刚松口气，又紧张了。你心虚了，压力很大吧？当然，对手一点也不简单。那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嗯？肖时钦表情略警觉。就苏沐橙现在对家事的态度，任谁都怀疑他的立场。赛场上放水，肖时钦相信苏沐橙不会，但比赛之外，那就不好说了。 看起来真有大计划的样子，苏沐橙说：“也没有了。其实我觉得你那天在会上说的非常好，如果大家都能从这个层面去看待问题的话，一切就都简单了。只可惜叶秋对家世的影响实在太深了，这让他们完全无法平常心去面对啊。其实不是影响力的问题，嗯，是他们问心有愧。” 所以急于想用叶秋的失败来证明自己，掩盖他们的错误。他们不怕输，但是他们害怕输给叶秋，太怕了，因为他们心里结。 <sighs> 训练吧。苏沐橙没有再继续多说什么，回到了他的位置，和往常一样开始了每天的训练内容。肖时钦呆呆的望着他，苏沐橙却没有再瞧他，倒是孙翔。 这时，从位置上离开，又凑到肖时钦这儿来了。孙队，肖时钦打着招呼。这叫声中情绪特别复杂。孙祥一直是他们的队长，但现在在队里，事实上肖时钦更像是个队长来着。孙祥的这个队长多少有些有名无实，但就是这样，双方居然相处的非常和谐。 孙翔对此非但没有介意，看起来还十分满意。肖时钦有时真搞不清这个人在外人看来特别傲气的天才到底是什么心理。骄傲的人怎么会容忍自己队长职务形似架空呢？那啥，孙翔说话，啥？副本真不刷了？对啊。孙翔皱眉，一脸的不甘。 我们的精力应该尽可能多的放在比赛和训练上吧，副本这种小事情，什么时候有空了、无聊了，或者再需要我们这样去牵制牵制，我们再去。嗯嗯，小事情而已。孙翔点头，但跟着突然一怔，好像发现了什么似的。小事情，肖时钦， <laughs> 孙翔突然指着肖时钦狂笑起来。 你妈，你的关注点还真是多呀！肖时钦差点以为孙翔意识到了什么，结果只是注意到了这么一个谐音。小事情，小事情。于是乎，这事儿以肖时钦多出来个绰号画下了帷幕。不过肖时钦好说是副队，有几个人敢这样随便就叫绰号的？也就孙翔，各种不记得。 从那天起，肖时钦在他口中就成了小事情。哼， <laughs> 小事情，连苏沐橙有时候都不介意叫叫他这个他不喜欢的人所起的绰号。肖时钦泪流满面。